锵锵三人行，广美，你为什么离我们这么远呢？ <laughs> 啊，据说我们的荧幕变宽了，所以就得把我往后怼一怼，把那个整个荧幕给充满。所以你的形象多么丰满，是吧？ <laughs> 在我们的十六比九里边，我觉得你们两人形象比较丰满。我好久没有见到徐老师，我现在发现你们两个人都换眼镜了，一起换眼镜。他。 终于注意到我在眼镜方面的品味，你知道吗？所以他自己也开始提高了。不是我们原来的眼镜，自己一屁股坐断了。 <laughs> 所以让我忽然觉得我自己要反省一下，要开始在我的那个造型上面做一点努力了。我发现我十几年前就是这个样子，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长发披肩的都没变化。你这夸自己这是最高境界，你十几年前这个样子现在还是对啊。我是说拐着弯夸自个儿。我是说造型。永远没变化，这是女人的梦想。对，而且光美。 你变化了，变化的是你的事业，你知道没有？人广美现在在北京开餐厅，开的非常成功啊，是吗？听说你那里开了个夜场，是吧？对，开夜场。徐老师就喜欢夜场， <laughs> 不了解，很久没去了。夜场不是我，夜场不是我。哎呦，我听说开幕那天那个什么，这这这这个干嘛非常火呀。 啊，还行吧，还行。嗯，好多人那个发那个微信，什么明星云集啊，对啊，以后没方向就去那里了。对，广美真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你知道吗？我这这个上次我去吃一回，人家就是到具体到厨师要过来。 跟你讲说这道菜啊应该是怎么样怎样做，怎么怎么样做我说广美怎么什么都能呢，真行。我我我其实那天请完文涛之后，我特别后不不能讲后悔，而是我回去之后我特别伤心，你知道吗？他竟然那天跟我讲说广美，我今天终于对你刮目相看， <laughs> 我发现你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简单啊！我现在想， <laughs> 那我以前到底是有多么头脑简单了，在你心目当中？你以前在我心里主要是个偶像派。 你知道吗？就是风华绝代，是吧？咱们是光注重外表这一块儿。我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实力，哎，能开餐厅，而且它不是象征性的开啊，它真是从头到脚每一个环节，甚至店店的设计。 店的设计，连一个一个一个花边儿都是他挑的。中餐厅、西餐厅。西餐厅，但是徐老师，这个我要跟你解释一下，那他讲的这块是真的，就是从地板的石材到墙壁上的那些法式线板，到天花板的弧度，因为我那是挑高四米的，到那个弧度，然后选什么灯、壁灯，然后音响，然后配的那个喇叭什么东西。 我真的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我这一年半我几乎都没有出来工作，我就是扎在那个里面。所以当他看到的时候，他竟然跟我，他竟然发出这样子的感叹，我都不晓得是要 <laughs> 开心还是要难过才好了。不是不是，这是你人生新里程，以前你也没有这个机会，对吧？谁说？ 以前你开过餐厅吗？我没开过餐，我没开过餐也没开过。就是嘛，而且所以你就理解他为什么一直他这跟餐厅没关系，他等于在做室内装修啊。但是那整个厨师团队什么各方面也我也都得去去去参与的呀，然后服务员的训练呐、吧台啊各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新挑战吧。没错没错，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没衣服穿了，他功夫都不不都不我的衣服都是二十年前买的。 这我还是二十年如一日。模特嘛，这是穿什么都好看。不是我说广美，就是咱咱咱说起什么事儿，你也得关心关心人民群众，大街上的事儿不能光看餐厅啊。今天咱本来谈什么话题我倒忘了，我是说啊，今天你这一来，今天新出了一个事情，都关系到咱们曾经居住不是现在也居住的香港，嗯，和现在的大陆。这个我看微博上大家都在说这个事情，因为有一段视频在香港街头的这个。 传出来说的事情很简单，好，因为这个我们吕秋露薇啊还挨了骂，就是大概在昨天，就是说这个有一对大陆夫妻推着那个婴儿车，他那个小孩啊大概要撒尿，嗯，咱们看到这个视频呢，就是跟香港人发生冲突，打起来了，好像是，大概是香港人是干涉，就说你怎么随地大小便，还是拿照相机拍，但是呢，你看啊，这个吕秋露薇呢，他是另一个情况了。 吕秋露威提供了一个说，这条视频只是事件的后半部分。孩子当街撒尿，有香港人拍照，遭到孩子父亲抢走相机和记忆卡。孩子的母亲打了这个路人一耳光，然后呢，片中的这个白衣青年看不过眼报警，并且阻止夫妻离开，双方争执。 警察到场调查后，父亲无条件释放，母亲涉嫌袭击被捕，准保释。五月中到警局报道，但是吕秋露薇被很多人骂，说吕秋露薇啊是造谣。那么另外有人提供了另外一些，就说你视频里没拍到的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小孩儿他要撒尿，这个父母亲有带孩子排队上厕所，但是这个队太长了。 说孩子憋不住了，于是当街呢，这个家长是用纸尿布给孩子接着，这个并并且装袋儿。然后第三点说呢，港人拉扯并且对女孩拍照，那么判断是什么呢？这大陆父母有错，但是程度跟在地铁上撒尿有天壤之别。二港人过激了，以大错应小错等等。当然，咱这个真相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这就是火上浇油啊！联系到最近这个香港的少数分子啊，对大陆游客的一些攻击行为，你听说了吗，广美？ 我昨天在那个新闻的一些头条上面瞄到了那个标题，但是我没有点开看。今天是因为您的关系我才。不是，我是最近呢。哦。这个这像香港，香港人在街上游行，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呀。少少数的少这极极极个别极端分子，就冲着大陆游客，说那蝗虫滚出去，就这样嘛。当然，你必须说，香港也另有一些团体出来跟这些团体啊。对说香港现在文革了，是不是？ 在街头对骂，就说我们欢迎大陆游客，我们怎么怎么这么反反反对你们？哎，我说香港人什么时候喜欢关心除了挣钱之外的事情了？我也觉得挺奇怪的。我这几年对香港人的印象也有改变。你对香港人什么印象？ 我我其实我的想法跟你比较像，我也我以前我也以为这个香港人应该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后来最近前一段时间嘛，跟一个女性朋友，她也不小了，也都快要奔五十了，我还在跟她聊天的当中，我才发现就是说她对于就是中国的整个背景文化的不理解跟，可以甚至也可以说是不谅解。 而造成很多的误解跟误会。他从来没有到过内地，他从来没有到，他连回乡证都没有。但是他却对于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所谓的既定印象。因为有一次我跟他说，哎，我说我住北京住这么多年了，我说你都没有来找过我，我说你哪天来看看我吧。你知道他脸上露出那种非常惊恐的表情。 你真的要我去北京吗？我说对呀， <laughs> 我说我都住这么多年了。他他有一种那种你要把它丢入油锅的那种感觉，是是是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就开始进入很多比较深度的对谈了。你才会知道，原来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十年了，我从来不知道他心里面有这么多的所谓的一些惊叹号跟问号。对于所谓的中国人，我我也非常惊讶。我那天跟他聊完之后，其实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嗯，但是。 我凭我一个人力量，我是不可能去改变他既定的印象，尤其是他连踏都没有踏进来过。嗯，我是没有办法跟他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跟他解释的。是是是，这个好多我上次前一阵是哪个外国人来，我回去之后还说，就说啊这北京雾霾没有我想象的这么严重。你知道他已经觉得啊到北京去啊。 那就跟这到个地狱里来一样，他想象着会不会人人都戴着防毒面具，那脏到那么一个程度。后来真的来了，发现没有那么样的夸张，往往是这么一种感觉。嗯，徐老师怎么不吭声呢？ <laughs> 因为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很矛盾。嗯，我就是两面，我觉得我大概算两面都理解吧，但是就很矛盾，但是就很难过。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是其实就是就是挺难过的，就是说互相看不起啊。 发生的这些冲突啊，我我能想象，为什么一个香港的路人看见一个内地的女孩子在路边撒尿，他会拿手机来拍？嗯，照说呢，一般情况下你看到不喜欢就不满不喜欢了，或者说也满足你的预期的，就是大陆游客呃野蛮不懂文明这么一个心理，你看过行了。那他为什么会拍呢？就是说明目前在香港的传媒有这么一个风气。 就大家觉得这种印象，所以你会来加强这么一个啊参与在里面。就是说，你看他们来破坏我们这里的文明秩序啊什么，这个蛮蛮特别的一个像。但是呢，拍完了以后，刚才看录像以后，内地那两个游客呢，的确是有肢体的冲突，拿那个婴儿的车往那个人家身上撞。嗯。啊，至于打耳光，我们没看见。嗯。那个这个呢，又在香港的一般的行为规则里，又是很过分的。 就是说，你你你用一个肢体的冲突，他们有时候会吵架，就像足球场上一样，头凑得很近，在那里骂很粗口，但是那个手是不动的，对对对对，这就像足球场上一样的，就像我们这里这个，的一下就就上去了，没错，这个呢对他们来说又是，所以他们马上报警了，对，说你袭击路人了，对，这个法律概念是你说的好，所以这个两面哈，一个就是他这种从众。 对大陆游客的这种妖魔化心理期待的夸大，这个是叫我很感忧虑的一个话题。对，但另外一方面，怎么过线，就人跟人关系的一个处理准则，的确两面是不一样。这个撩上去一下，这个在广州火车站常看见。对，哎， <laughs> 在香港还真比较少，啪撞到你身上。你我作为这个这个大陆北方人，我就觉得很矛盾。咱们在街上吵架呀，吵到推推搡搡，甚至打起来。 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中间没有接缝的过程， <laughs> 是吧？很合理的。 <clears throat> 可是香港人啊，他那种法治的情况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可不是一个，不仅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长江以南的都不动手吗？那这得问徐老师，上海人。上海人动手的呀，上海人等着，可以等着。上海不动手。的，上海动手他就指指，然后往后退。对对对， <laughs> 没错，然后往后退。没错没错。你往为什么往后退？这个他预期你会抬手。 香港他不往后退，他两个人就鼻子对鼻子的跟你吵，就这样。对，很多时候。因为他只要只要一动手啊，他就犯法了，就犯，这就是这就是你看袭就袭击了，就人身袭击了。嗯。台湾人动手吗？街上吵架打架，我在台北还真的没见过街上打架的。 比较极端，我觉得他们就在立法立法局大楼里打了嘛。就是比较极，对对对，比较极端一点，就不就文明的人特文明，那真的要打起来，一定都是那种什么铁通啊，枪就是，就是铁枪没错，那就是铁通啊，什么棍子啊，打那刀的那两， <laughs> 四海帮就来了。我就我跟你说，我在台湾唯一看到的打架是在立法会、立法院， <laughs> 对吧？街上真的没有啊。但是我跟你说，它是有背景的，所有的事情啊。 有，比如说，哎，街头的这种小的冲突，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游客和另一个游客、居民之间都发生过。就此时此刻，在北京、在罗马、在纽约，一定都有。可是为什么当有了背景之后啊，这个事情就变得不一样，对对吧？他说，首先这些香港人在拍照，你看到他一个人的行为吧，但是这个行为背后啊，有最近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嗯，就是。 香港人对大陆游客的这种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这个讨论，是吧？哎，所以它的背景可以追到很深。比方说，广美刚才讲的，你住在中环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他讲到内地可以变色啊，就讲的，说不定，说不定他你要追上去，他的上代也是内地去的，对，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的这个难民记忆啊，是香港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香港人其实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出来的中国大陆的人，嗯，但是有的是文革当中游水逃过去的，有的是四九年的时候害怕革命全家过去的，有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各样的情况过去的。那么有些去了以后是发财，有些到现在还很苦。香港几十年来的报纸一直有一个要把内地的坏的东西夸大的。 那么这个坏的东西，其实，在一定的时期也不需要夸大。在文革时期，本来就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到现在呢，其实负面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我要是看《苹果日报》的话，你看的真的都是比较负面的。这个负面，它倒也不是真的政治上要来诋毁你什么，它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嗯。因为读者有这个需要，来告诉他们说：，你看，你当年离开那个地方是对了。 幸亏你离开了，你看那个地方现在是这样这样啊，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积累。你就看咱们那个嘉宾张坚庭当年拍这个喜剧片靠什么？就表姐你好也，那个时候最早啊，大陆什么表姑啊、表嫂啊、表叔啊，就是这帮土鳖，对吧？他是对这个大陆土鳖的这种呃这种笑话，是他们的一个逗乐的内容。但是后来呢，这帮土鳖有变化，你知道吗？那么这个真是让人看的有点。 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香港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群体。我不晓得是因为他们生活太，生活环境太小，还是怎么样。你不要讲说住在中环人对于内地的人有一些特殊的想法，住在中环的人，你可能跟他讲说，我住深水埗。 他就他看你已经是从上往下看了，对对对对对。你还你一天到晚去旺角，他就觉得你不可思议。有中环有那个那个那个太古广场，你不去你去旺角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你住在大埔怎么回事啊？就觉得你是乡下人啊。这个势力啊是香港人的价值观，这个很难说对错，他就是这样来看是中环价值观的一部分。 对，他就是势力，就就其实我觉得势力啊也不是什么错他就是这种生存型动物。当然啊，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全世界都有，这价值观的但是相比之下，我但我觉得反过来讲哦，就是说像以前呃，可能很多内地人对于香港的那种憧憬、期待跟那种仰望，在你去了一次、两次、第三次之后。 所有的憧憬、仰望跟期待，其实都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可能你对于香港人的你整个的态度、你的想法跟你的，你以前可能是这样子仰望，去了几次之后，你可能就是觉得我是这么看你的。所以，我觉得更加的，就是放大了这种所谓的呃呃内地的人跟香港人的那种冲突吧。而且我感觉啊，你看我是大陆人在香港十几年了，我感觉这个种族啊。 他这个就就其大多数了，族群这个族群啊， <laughs>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同的种族。你看他长着孤拐脸，他不一样的， <laughs> 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他跟就跟广东人一个种，比比较接近，对吧？就当然就其多数来说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就像广美说的，也可能是因为生活艰难，还是因为什么啊？我觉得他们这个这个心呢是冷的，就是他跟台北人给我的印象是完全相反的。 台北人他是愿意友善的、亲善的、有人情味儿的。香港人呢，他的好在于什么呢？他认为人跟人之间呢，不要讲过多的感情，但是我们要守规矩，对吧？他的好处是文明、守规矩、遵守公共秩序、遵守契约。 咱们这个敬业精神，对吧？他是讲对得起这份工资，打工仔哲学。可是呢，他好像一般情况下不是说要跟你弄的这个交心交心呐，情情爱爱啊，跟你一团火呀。他不是这么一个种族。但我不同意说他心是冷的，我觉得他是就是公事公办的，就是说我们利害关系把利害关系处了，我也不会对你特别客气，我也不会特对你特别冷耐，除非。 你侵犯到我的人跟人的交往是台北最舒服，哎，那真是就是没事也对你态度很好，你买个油条豆浆，他态度很好。对，冷热呢都是在大陆，表面上是热的，你一一有认识的人，那就是真是热心。是是是。但是要是不认识的人，那就三鹿奶粉给你下上去，那才叫冷。是。所以我说冷热是 <laughs> 自自己知道。大陆人是深不可测。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老说一件事儿啊，这种现象我在英国也曾经感觉到过。我觉得就是有些发达的地方或者有些地方啊，你懂规矩，你呃懂得这个公共生活的这个秩序，并且你遵守，这是好的，这是你的优点。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吧，你不能因为这个觉得你高人一等，这个其实啊挺讨厌。你不知道在英国我也碰见有些这种，就是说好像啊。 比如说，他觉得你个排队啊，你你排的出来了一点儿啊，他就上来了，你知道吗？上来他感觉他跟个跟个上帝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怎么能够这样？你知道吗？香港人，我认为有的时候是不友善的。比如说你开车，你要是在在开车速慢一点，或者你表现出一定的犹豫啊，他在后边滴滴滴滴滴滴这样，我就说他们有一种对于不熟悉你这个本地规矩和讲究的人的一种不友善。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你知道规矩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对吗？你你要真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怎么有有有？你讲的是香港吧？香港是香港是香港。那你要不是我，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单纯只是你这个。我觉得，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香港路上开车的司机，大部分都是职业司机。对。其实私家车自己会开车出来人真的是占比较少的比例。你要知道香港人多着急啊。 多忙碌啊！对，那不是说欺负你不认不，因为香港车真的很难开啊，什么什么单白线再加一个单黄线，什么呃什么再什么点点点，你能只能左转不能右转的，这真的很难。你差一条路你就去到另外一个岛上去了，所以，我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他没耐心，他没耐心。我觉得他不是看不起你，他就是没耐心。他他不是看不起，对他就是没耐心。你看啊，我在台北街头，如果你看我有个什么事情做错了，我就会发现，哎，包括我在美国纽约，我都是看到一个人上来啊，他是来帮你的。嗯。他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你应该这么做，你这么做就会更好了。台湾人就这么跟你讲，说这会你会更好。香港人也会，他突然上来就直接罚单了。对。 就是，大大大概大概香港人就是侧目而视，或者像这次就是积极干预，说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这样？哎，我觉得你香港人可以说，如果小孩撒尿可以，但是你好不好友好一点呢？你可以友好一点来谈这个问题嘛？你说，哎，这个可能你们有你们那里的习惯哈，但是我跟你说，或者说你是不是找不到厕所呀？我帮你告诉你孩子的厕所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友善一些的方法呢？所以我们这里有个老师叫陈云呢。 他现在的书就引起很大的争论。我其实不太没有好好看他的书，他在我们系里边的教课什么都还可以。嗯。但别人来转告我说说，他写的就是说香港人跟大陆的人呢是两种不同的人，不同的，绝对不同的。那么他这个观点就被认为被认为就是说。 有些人这么说了，还加引号的，就是港独的一些理论，嗯，就是说这我是不同意，是不同的人的。我觉得这个我同意，政治上讲不正确。不不，不太同意。我跟你说，这就好像北京人跟广州人也不是一样的人。那他说的，他这这这个意思，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这种南方的某个地方的人吧，就你看你你说你在香港交了什么好朋友没有啊？很少。 我在台北有很多好朋友，我在香港住了最长的时间。你跟他们本地人呢很难特别亲，但是办事要跟香港人。没错，工作。聊天要跟北京人聊。没错，打牌跟上海人打牌。没错，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就太愿意跟香港人合作工作。对。哎，工作完了咱就拜拜。哎。对吧？我是太不喜欢跟中国人，不是跟跟大北京人。 工作，但是我太喜欢跟北京人玩儿，上广美餐厅吃饭，对吧？ <laughs> 全他是这么一个北京人，就拍拍你的肩，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laughs> 包在我身上。对，差不多，差不多， <laughs> 差不多。小孩撒尿有什么了不起的？撒赞，干是吧？哎，有时候在大陆有一种放松，你对于违法乱纪啊、违反规则，大家互相都很宽容，我很高兴。你知道吗？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关键是开裆裤做出 我在很多国家没有开裆裤这一说，从小形成人。